锵锵三人行，哎呀，我看见这李艾啊，我就想起来啊，这个孟哥的孩子啊，明天要判了，你知道吗？为什么看见我就想起孟哥？哎，真是，你你都姓李，一旦有什么事情，人家转五百次以后，你也是李某，哎，而且都是艺人嘛，求求你们不要发生这种事情，行吗？送他五百次，哎，但是当然，就说这个这个最近这个新闻呐，滚滚着来。 明天呢？这个小李子要判了吧？是吧？但是你知道今天早上有一个更无罪吗？他不是。他妈说他无罪啊。他他律师也是做无罪做做无罪辩护，做无罪辩护对呀，五个人四个人都承认有罪或者有错，做做有罪，就他一个人就辩无罪。你既然提这个问题，徐老师，我跟你探讨一下，就是说，他有没有权利做无罪辩护？当然有啊。是啊，但他这个呃呃很大风险啊。 嗯，就我看到一些一些司法的分析，就是说你做无罪辩护了以后，你的其他那些因素，比方说减刑啊或者情节处理啊，有些本来的是是是那些东西全部都不算了，那些都不能考虑了。 但是我听到的一个说他等于是孤注一掷的原因，是因为他爹好像是他不是初犯，虽然这个这个这种类型的案件他不是初，但因为他以前有其他的事儿，所以呢，第一他不是初犯，然后第二呢，他这个因为如果说他认有罪的话，他不是第一个人嘛，等于他什么各种情节加起来，他是要从重的，所以他这个呃孟哥的感觉就是说，呃既然要从重的话，那我还不如孤注一掷便无罪。 所以他这个他这个策略到底什么？这真的真的不是很清楚。无罪辩护的。 后果是，假如承办有罪的话，判的就重了。我们重。那个那个不不不后先生，嗯，不后不后先生不就说都说无罪辩护吗？是啊，他什么都无罪，所以结果弄了个无期嘛。不后夫人就减刑减了一些嘛，他本来应该可能是死刑的，结果就变成了无期。啊，但是感谢党，感谢政府。但是这个网友啊，你咱首先得肯定啊，这个网友他不是法官，嗯，这个很但很多网友法律知识不一定多么完备，对吧？ 但是呢，他的这个感受啊，很真实。哎，就像你说的，那你你觉得有些人那个该判死，但是没判死，但是网友还觉得呢，有些人不该判死，怎么判了死呢？嗯，我知道你想说你觉得今天早上，哦，对，今天这个夏俊峰。 被执行死刑。嗯，夏俊峰被这说的也很可怜。这个啊，这个等于微博上啊，一直在有一种啊同情他的一种势头。是的，是的。这个一同情起来啊，那就是苦情戏了。嗯，就是哎呀，执行死刑啊。 这个夏俊峰提出来呀，我死以前跟我的老婆孩子合个影行不行啊？说他们都不让啊，当然是他老婆说的哈，他们都不让啊。那网友合影照片嘛，在在。不是他死刑之前去见他最后一面，哎，说想拍张照，然后这个没让。反倒是李艾呢，买了他儿子一幅画。没有，那是比较早了，就是比较早之前，然后呃。 他的妻子张晶呢，在这个微博上呢，会发一些他儿子画的一些画。然后我就无意中看见，我就觉得他儿子画的有一幅画，我特别喜欢，是一个小，可能画的就是自己，然后绑了一个那样子白布袋，是说是在学校运动会上。 然后在为那个自己同学加油，所以那个上面写的“加油”两个字，然后那个那个画上的那个孩子就活灵活现的一种，就是很很高兴、很亢奋，让人很正能量。然后我我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我就给这个，当然肯定心里头也是有同情的成分，然后有这个想帮帮忙的成分在里面，然后我就给这个张晶。 发了个私信在微博上，然后我的意思说，我说你儿子的这幅画我特别喜欢，不知道你们卖不卖给我哈，能不能卖给我？然后张晶给我的回复说，我儿子呢，嗯，从来没有从来不卖画，不愿意卖画，说但是我可以问问他。谢谢你喜欢呃我们儿子的画，就觉得特别有礼貌，好像就整个过程挺有素质的。这个你可以看，虽然不是李爱买的这幅，他儿子画的这个画还是真有点感觉啊。嗯，你可以看，你看这是他儿子画的画。 我们还有没有下一张？啊，有一张。你看，这他儿子表示他儿子想他爸爸。哎，你看他爸爸是这么一种超现实的方式，在梦里头。对对对，胡胡胡胡胡茶，这个父子在梦中相见，那这种感觉。 还还有今天呃，在网络上比较红的一幅画，就是他趴在他爸爸身上，他爸爸笑的眼睛都是弯弯的，然后他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趴在他爸爸身上的一幅画，那个画也非常好。但是李艾，我要打断你。嗯。为什么同情他？对。嗯，因为你想，他们本来就是想好好营生的一对。 一对夫妻，一个家庭，然后开了一个，也不是开了吧，就是搞了一个小小摊嘛，卖卖烤串嘛，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然后因为城管的这个这个，就各方面的这个执法的原因哈，然后出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你你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说，本来这一家人就是想自食其力，靠自己的劳动挣挣钱，然后让一家人能够能够有温饱，一个这么卑微的要求，一个这么卑微的想法。 都没有能够实现的感觉，就是会让人很难受。当然，你说这个过程中这个细节当中到底啊，这个城管有没有打他，然后他是不是呃防卫呃过当，是不是正当防卫啊，还是怎么样？这个我不想去辩就辩辩，就是不想去考究他，或者你也考究不了，因为这中间的细节全部缺失了。就是你说杀了人，他们就说啊。 被杀的那个城管也很可怜，那也不是富人家呀，是家四辈单传的儿子。这个说实话，我也你我也我我也很觉得他们那边也很可怜。说实话，而且也很可怜。我是觉得啊，这个不管是孟哥啊，还是这个这个这个案子，最近的案子，你看出来没有？嗯，都有一个情理法的问题，就是你从某种程度上讲啊，这个案子我过去做过，这个夏俊峰这个，哎。 如果说是城管把他押进去之后，嗯，打了他，这甚至折折折磨他，或者怎么着啊？他这个暴起杀人，哎，那甚至都有防卫过当的这么个性质，那那更可不要他判死刑，那就是冤案，对吗？嗯。可是存在不存在这种可能？假如说不是公检法作弊，你你那个西方司法也有这个问题啊？你要找出证据来，你要你证据证明。 他当时遭受了这个，但是如果最后确实没有找到证据证明，嗯，那么你这又怎么说呢？这个二反而如果找到的证据是就是他杀人，那么你你说这个事儿，你该同情的，你同情你是建立在法律认定的事实基础之上，是大家的一个就是比较常识的感觉哈，就是说本来这些人是这三个男男人在发生这个案件里的这三个男人，他们互相是不认识的，他们没有之前的积怨跟仇恨。 他只是在于一个这样的一个呃城管执法，然后小贩呃不愿意让他收掉我那个就是养家糊口的工具的一个这样的过程当中才产生冲突的。如果没有这个事情，他们三个人其实是相安无事，根本不认识的。那如果说这个过程呢，就大家猜的哈，这是完全是从自己的情理上去推断的，不是从事实。我得先说明。那从这个感觉上来说，如果说你你没有对我咋样的话，我为什么要捅你呢？就是大家的一个。 情侣的想法就是这样，就大家都希望说这事根本就没发生，这三个人不会有任何的，这这个仇恨在在心里头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事儿发生，根本就。你是今天我们来的时候，就我看街上一帮城管在这路边站着，我说他们干什么呢？我们的同事跟我说。 这就是注视执法的嘛， <laughs> 现在现在城管不敢打呀，或者不敢就就他他他不敢上手啊，就就是现在有的地方城管就背着手，你知道吗？围一圈就注视，就 <laughs> 注视执法，注视这小份儿。因为人的心里头的这种同情啊，它是一种感觉，就有时候它可能会是在法理之外的。比如说刚才你问我，你为什么同情？说实话，我一时半会儿我我还真是，因为老实说，这中间的很多细节是缺失的，你也很难说夏俊峰一定全对。拖了很久。 是拖了很久。网络上已经引起了非常大的，就是已经积蓄了很大的关注量。对，在这个最后这个宣判之前，说传媒已经收到怎么样报道的指引了，对不对？就反正我是看见微博上有一个传媒人，啊，但他没加 V 哈，但是他的那个呃，好像这个备注上写的是传媒人，嗯嗯，然后发了一条就是说，好，是不是明？他说应该明天就有结果了，因为呃，媒体已经收到了。 嗯，什么关于就是如何报道此案的一些指引，好像是，然后所以所以你在看张晶的微博，张晶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始紧张了，说我睡不着觉了，到底到底怎么样？嗯，什么希望是好结果什么之类的，这种这种开始就来了。纯粹要是非常理想的司法独立的话啊，我的这个整个事情的建议我只有一个，就是以后这种这种侦讯啊、刑就是这种调查的房间。 装 CCTV，对，公这这这是这是最重要，将来有案可查。你现在街上到处都装，嗯，什么地方都装。你这么重要的地方，说说实在话，我去过派出所，隔壁哭天喊娘一大堆，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问问警察，我说什么事？他说我别去管他。那但是这都是推理，你你不能以这个推理来证明，所以你没有证据。所以这是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说纯粹从司法。那么。 在没有实际的证据的情况下，事情只有三个人，那这件事情一个人杀了另外两个人，你呃，我们不讲民情别的之类哈，这个事情是蛮蹊跷的，因为他身上有把刀，嗯，怎么会有把刀带进去？之前也没人检查。那么就算假如说是单纯人跟人冲突的话，别人拳头打你，你也不应该用刀去捅人家。那李艾还觉得不公呢，是吧？不不不，那说实话呢，我是今天开。 手机之后看微博，有很多的人就会把一些同类的案件做一个对比哈，不是完全同类，但是最近判的一些案件啊，比如说像不厚夫人判死缓，然后有一个警察呃那个开了五枪杀了两个村民，然后判了不到十年，类似于这样的案情做对比，其实多少是在帮夏俊峰喊冤的。那我呢，说实话，我是想说，如果说今天对夏俊峰的这个判刑是。 高等法院深思熟虑的是，他们觉得最为正确的一个结果和考虑的话，那是不是能够做一个释疑呢？既然大家现在有这么多的疑问啊，给大家做一个普法吧。你像像我，我也很想知道，那为什么他就一定得判死刑啊？所以这个中间的这些细节啊什么的，现在我们都是从网上，我都不敢，我都不好意思拿到节目上来说，因为我只敢只能说这些都是。 道听途说的都不知道是不是准确的，现在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特别准确的东西来。那既然这个是高等法院最后做的决定，那是不是能够由这些，啊，最为权威的政府部门给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细节公开的东西，包括给大家做一个普法的工作呢？ 就是一切公开，哎，对，可查阅，对，可查阅，可验证。就我相信，肯定也有很多人是可能不，比如说这个东西细节有很多哈，这个卷宗会有很很厚，不会有很多人真的是愿意去细细的去了解它。但是也有人想要了解啊，比如说像我想了解，你是不是应该提供这样的一个选择，让想了解的人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去好好的了解一下？哎，徐老师怎么看？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司法问题不完全司法问题，都有很多政治的考量。 这么多像这件事情这么大的呃呃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哈，也是跟网络有关系。你还记得有一次那个巴蜀烈女吧？嗯，她她是那个有有三个男的官员，对对对，要要要要调戏她，最后她拿了个水果刀捅死一个捅。 捅死两个还是捅死？是是是，捅伤一个之类的，是是是，对不对？《儿女英雄传》哎哎，那个那个那个官员拿钱拍他的脸。哎呦，这日子过得真快，这前前两年还在儿。八八柱烈女，结果网上一片同情嘛。嗯。但我就关注到那件事情，最后他判是过当防卫，防卫过当，防卫过当，但是无罪释放。嗯。我我当时就觉得，一般防卫过当，你也也是错的，也是有错。不管怎么样，你当然是，因为。 当时那男的那三个男的身上并没有刀啊之类，而且他们也没有实实行强奸，嗯，也没有控告强奸，就只是侮辱的东西。那看得出来，那个时候整个这个法院的判决是考虑到民意的。这个大背景是从零三年 SARS 以后，我们国家对民意的这个重视啊，嗯，跟着网络的技术的发展是同步的，成为这个国家的。 因为因为你想从零三年到现在十年里边哈，中国的经济哈翻了，我忘了五六倍还是多少，可是体制上政治体制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大的变动。我说这会酿成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有人都会担心说你这样变化大的经济，你这么一个东西不变，可是感觉上大家觉得政治在变，这个感觉哪里来的？就是两个东西，一个就是。 民意的重视，嗯，就是对群体事件的重视。你记得吧？过去这十年，一旦一件事情死了多少人了，引起了很多人关注了，上层也会高度关注这件事情的意义，就会超出它本身的意义，对不对？第二件就是网络的发展，所以一个网络微博的这个虚拟的政治空间的发展跟。 上层同呃执政集团对民意的高度重视，这个同步给了我们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的政治跟经济同时在发展。所以现在在中国，你感觉没有这个关注，就是第 N 种权利。对，它是一种权利了。实际上，谁在这个权利面前也不能不不哆嗦。那么就是那么那么这个关注下面呢，有一个大前提的就是。 我我们以前反复说过，就是大家都会有一个普遍的道德规则，就是穷人比富人好，老百姓比官员好多数比少数好，所以这个里边呢非常关，就像你一开始说的，他是被城管。 对吧？他的冲突的对方是城管，他是一个我们大家非常同情的弱势群体。没错。而城管呢，在某种意义上是你执政机构的一个工具。对，嗯。所以这个社会上普遍，因为老实说，你平常一般老百姓碰不到最高法院。嗯。你碰到的就是城管，是。怨气也在这个地方，所以大家的这种，你说非理性也好，你说群众意识也好，就对城管的这种普遍的激怒。 转化为了对夏军锋的同情，往往都是你终于把我同情来源说清楚。就是借他人之酒杯啊， <laughs> 浇心中之快垒。是你自己心里啊，对这个社会或者对司法有所怀疑，有所不满，是吧？呃，或者对这个社会的这个贫富官民之间的问题。所以你看。 你的都是还没判的案子，哎，呃，按说我就说了，网友哪是法官，更不是侦探，对吧？谁有谁知道真能知道多少真相？对，但是你看都没有判的案子，甚至是你都法院都判了，夏俊峰是杀人，但很多人不信，认为他冤枉，李某某对吧？也没判，但是很多人就认为他肯定就是强奸殴打。 这没跑了，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啊，它不它它来源于什么？但是实际上不管什么人啊，我就想要要不要不咱们讲孟哥，我也觉得哎，那么多人的骂他啊，嗯，可是啊，怎么说呢？你现在你要为他说句话，也骂你哈。可是呢，实际上我要说一件事儿啊，这个诉讼制度啊，这个诉讼制度的设计，这是源于西方。所以你发现没有，西方的这个出出发点是什么？人性恶，嗯，中国啊是人性善的。 人所谓人性善是什么呢？就是说，嘿，你教子无方啊，你怎么还给孩子辩护呢？对吗？你孩子都这样了，你不反省，你你你你你良有良心吗？对吧？你看咱是这个感觉，可是实际上啊，我觉得西方人对这个会能够理解的多，就是说这个诉讼制度的设计啊，就是你被告你当然要出尽一切，当然是法律允许的手段为你脱罪，因为疑疑罪从无。怎么说呢？你看辛普森，辛普森就是啊。 哪怕全社会就明知就是他杀了他老婆，可是呢，他可以用一切的手段。我律师好，我什么好，不管怎么着，我最后证明你法法律裁裁定我无罪，裁定他无罪之后啊，你注意没有？其实西方人也是骂呀，说我们这个法律有问题。嗯，可是尽管是这样，也没有人说要废除这一套。 没有人怀疑这套制度，没有人怀疑这套制度，因为这套制度也就是像说的一样，它是有效，它是最不坏的一个制度。其实我对这个呃美国的司法啊，就认识的非常肤浅。我是怎么认识的呢？我是看看那个电视剧《The Good Wife》啊，它 <laughs> 因为它里面有讲大量的关于司法的东西。我是感觉说，你当然在这个法律面前，你也不可能真的完全平等。比如说富人，我就可以请。 很好的律师，我可以请很大的一个律师团队来帮我找各种漏洞，就是规则上的各种漏洞来帮我脱罪，对吧？那但是又他有另外一个制度可以牵制这个部分，它是一个陪审团制度。陪审团呢，它就是一帮跟这个案案件没有关系的普通人。那普通人就会像我一样，我会多数的同情弱的那一部分。比如说一个穷人跟一个富人打官司，那从陪审团如果我是一份子，你普通人嘛，他都会。 首先，在这个案子发生的时候，他会多少？他会偏在穷的这一部分的人？不一定，不一定。哎呀，这这是中国的老百姓，对，不一定。这中国革命的后果。他这个法律制度，我跟你讲，他法律制度的设计啊，比如说这个陪审团的组成，双方律师啊，对，都要都要我我认为什么？你比如说，包括在美国是有色人种嗯，的，他有成分的。这个我知道，但是为什么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我看了其中好几好中间好多集，他都会说到这个律师的一种策略。 就比如说，他代表的是在这个呃两方的案件当中比较弱势的那一方，他就说你一定要把你的弱势、弱的这个部分，就在这个呃。 法庭上展现的淋漓尽致，因为这样你会得到陪审团的同情。对，他当然也有冤假错案。嗯，你知道，但是你看，基本上他的整个社会没有人否定这个制度，就觉得咱们还有事儿还得打官司。而且你知道，我就说法理情啊，包括道德和这个法律的层面啊，有些时候咱们这个分不太清楚。你比方说啊，我们要没打官司，嗯，其实如果我欺负你了，或者是怎么着啊？ 我很，我其实很容易可以给你道个歉，你明白吗？就是说，哎，对不起啊，我我错了。嗯。可是你会发现啊，只要一起诉，我我我不能随便给你道歉了。嗯。就不性质不一样了。对。所以我说，你看，从法律到道德之间呢，他有时候我们不太分得清。我们去一下广告，锵 <laughs> 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就像现在普法普怎么样了？唉，我是觉得其实我应该算半法盲的。 嗯，就好多时候，我看了很多，我我也会晕，特别是现在吧，资讯多，但是你又不知道途径途径是否就是可靠，消息来源是否准确的时候，你也很容易，真的你很容易被网络上的东西牵着就跑了，你的情绪也会跟着跑。关键关键就是还是要逐步的追求司法独立。 就是说民众现在的这种对司法的这种这种态度，我们刚才讲了，他有有有所怀疑，是有有政治情绪。嗯。但呢，其实是个恶性循环，因为他的确看到了很多案例判例是有政治考量，人们对于所有所谓司法的独立性就产生了个不信任，因此产生了个普遍的同情弱者的，甚至是个逆反的。你怎么说，我们就同情另外那一方。我都觉得，就是说替这个法官呢。 做难，你比方说，就像这个李某某这个案子啊，最好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那么这个事情就好判了，对吧？但是啊，我就说万一啊，万一万一有个什么，那这你说他不不判嘛，我我跟你我跟你说，如果他判他无罪的话啊，那另外四个人那怎么办？他们都已经承认有罪了，还得平反，说你们撒谎，你根本无罪，因为他他没罪，那他们当然也也也没事了，那。 那另外四个人怎么办？得重新来过，倒过来控诉他们欺骗法庭。嗯啊，那那这个事情就……哎，你记不记得？我记得香港历史上也有，就是这种呃呃争产，也是天天上头条，全香港人啊也当成话题这么聊来聊去，这么呃这么议论。 可是，但是好像最后这些议论干扰不到法院的最后的那人家是家里的事儿，大部分老百姓是看热闹。哎呦，有钱人原来也过得不是那么舒坦嘛。但是他们骨子里相信法官。那倒是。在香港，这这在香港。而且他也不会因为穷人、富人来做一些政策的调控。对。 基本上，你看香港就是最后他判了，这事儿就这样了，对吗？就就不要宏观调控，而且接着为您播出。现在说全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也很可怕，这个很可。